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五十九集。凌晨破晓，溪水静静在林间流淌，一只白鹭在溪边喝水，树冠上仙雀拍了拍翅膀。 忽然朝天上飞去，原野平阔，郁郁葱葱。破晓前的仙界到处都是安安静静的，田埂上有人牵着黄牛，慢悠悠的走着，看起来一片安逸。而此刻云层之上，巨大的非洲分开云雾，全速朝银河边界飞去。 仙界普通百姓并不知道战事正在发生，而正在奔赴战场的弟子们，也不知道云层之下百姓们忙碌又平凡的一天即将开始。对于非洲上的人来说，白天黑夜似乎已经失去意义。邹继白刚刚从训练室中爬出来，才睡了半个时辰，就又被同族叫起来，一起去训练室抽签 另一个邹鱼族少年走在邹继白身边，问：“小白，为什么今日规则改了，要抽签决定训练室顺序？”邹继白精神萎靡，他想到昨天贾号训练室的悲剧，头一次猜到出题人的意图：“为了均匀人数吧，防止其他训练室爆满，某个却没有人。”同伴还是没太听懂。 那这和抽签有什么关系啊？邹瑜大概是祖传的反应慢。邹继白嘴唇微动，解释的话已经到了嘴边，又有些犹豫。他在族里可是响当当的一条硬汉呢。要是被同族知道他昨天被困在考核阵法里，险些没出来，他以后还有什么颜面和雌性求偶啊？邹瑜最终咽了回去。 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，没有细说。好在他的同伴也是迷糊脑，很快就忘掉这件事情。邹瑜是聚居习性，同族之间感情非常浓厚。同伴很关切的询问邹继白：“昨日吃饭你为什么没来？你不舒服吗？”邹继白脸上隐约露出些狰狞之色：“没有。” 同伴松了口气，啊，不是不舒服就好。昨天我们去一号房训练，许久不见你跟过来，我们还以为你不舒服呢。邹继白光想想昨天的事儿都觉得哽血，他用力咬牙，愤愤道：“哎，我今天和你们一起练，再也不出去了。”老祖宗的话果然是对的，他应该时刻和族人待在一起，而不是跑出去自己单干。 如果他昨天没有临时改变主意，没有留在甲号训练室，他会度过一个轻松愉悦的下午，然后和族人一起用饭，再回房舒舒服服睡到天亮，绝对不会是被关在阵法里练到精神崩溃，快天亮才爬出来。他最后真的是爬出来的，连隔壁洛涵都比他先出来。洛涵刚入夜就走了。 只剩下邹继白和几个难兄难弟相互守望、相互泄气，屡试屡败、屡败屡试，就这样循环了一夜，终于压着线儿达标了。邹瑜原形凶猛，一身蛮力，走的是一力降十会的路子，这种细腻的、灵巧的阵法真的不适合他。邹继白仗着自己皮糙肉厚，平时试炼从不躲避攻击。 只要他拳头够硬，力气够大，在攻击到来之前把对方打倒，就根本不需要躲闪。谁能知道有朝一日他会被扔到阵法里，和会腾空的龙族比灵敏？更气人的是，听说林青霄有一半应龙血统，应龙有翼，灵敏程度不下于鸟族。鸟族敏捷，但是攻击差，陆地上的种族攻击力强。 可是敏捷程度都不好，龙既能走又能飞就已经够作弊的了。林青霄还是苍龙和应龙的结合，既有苍龙强悍的攻击力，又有应龙的敏捷，全方面无短板。天生块头大、反应慢的大陆系种族邹继白很气，非常气。这一夜给邹继白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如果可以，他这辈子。 都不想和林青霄同场考试了，可惜他不能。才一醒来，邹继白就接到了今日第一个噩耗：训练室不能自由选择了，要抽签儿。邹继白心里狠狠一哆嗦。他们两人说话间，训练室已经到了，门口站着一个戴着面纱的白衣女子，她换上了非洲统一发的弟子服。 窄袖束腰，肤白胜雪，腰带、头发都用浅蓝色的丝带束起。换了紧身训练服后，越发显得她腰细腿长，肩颈线纤细优美，窈窕动人又飒飒英姿。侧面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只觉得她的睫毛长得过分。邹继白忍不住瞅了一眼。 他身边的同伴也眼巴巴往那个方向望。邹鱼族内男多女少，秋偶季节要想获得雌性的青睐，必须展现雄厚的财力和结实的身体。现在突然看到一个美人儿，就算并不是邹鱼族的雌性，年轻的邹鱼少年也忍不住一眼又一眼的看。他虽然戴着面纱。 但是露出来的那双眼睛太漂亮，简直惊心动魄。同伴悄悄问邹继白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“认识倒是认识。”邹继白说完，毫不犹豫掐灭了伙伴刚升起的小火苗。“不过你就别想了，他是和中山的队伍一起来的，跟林青霄几乎形影不离。”“哎，林青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特别变态、特别冷淡的中山第一。” 一说起林青霄，邹继白就生气，连语气都不由自主激动起来。同伴心里的小鹿还没萌动，就被一锤子砸死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最后看了洛寒一眼，恋恋不舍的收回目光。如果是龙族的雌性，那就算了；如果是雌龙，首先他们打不过情敌，再次打不过岳父岳母、小舅子大舅子。 就算真的豁出命娶回来，也会被雌龙家暴，还无处申诉。因为天界高位官员都是他们家的。如果并非雌龙，而是龙族看上的女人，那就更不能抢了。敢和龙族抢人，去冥界投胎都会被他们翻出来打。同伴一颗少男之心还没开始，就被硬生生掐灭了。他不由唉声叹气。 邹继白看到，出于好心开解道：“看开点儿，你这次立了功，回去肯定有很多雌性邀请你过夜。”哎，同伴还是艳艳的，他在阵法台前抽了签儿，一看是乙号房。同伴问：“昨天林青霄在甲号什么邹继白犹豫的点头，拿不准他的小伙伴想做什么。同伴遗憾的叹了一声。 唉，为什么我抽到的是乙号呢？如果我在甲号就好了。我要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少实力。虽然已经放弃，但是终究不甘心。同伴说完，把位置让给邹继白。嗯，小白，你来抽吧。邹继白手已经伸出去，一种莫名的害怕席卷了他。他定了定神儿，给自己鼓气道：“ <laughs> 不行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先去问问林青霄在几号训练室。邹继白马上把自己的小伙伴抛在脑后，蹭蹭蹭跑到洛寒跟前。洛涵你抽签了吗？洛涵看到是邹继白，点点头。抽了，你呢？我还没有。邹继白压低了声音，悄悄的问：“你知道林青霄是哪个组吗？” 林青霄给邹继白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不确定林青霄要去哪儿之前，邹继白都不敢抽号。假，我亲眼看着他抽出来的。洛寒和林青霄一起出门，到场后，两人才刚刚抽了号码，林青霄就被天宇星君叫走了。洛寒不太想面对星君，就让林青霄自己去。他清清静静的站在门口等。哦。 他还是甲组，啊。你呢？洛寒眨了眨眼，露出明显的笑意。哼我是乙组。他看到号码的那一瞬间，仿佛天空都明亮了。他昨天被关了五六个小时，最后在林青霄手把手的指导下，总算压线过关。洛寒幼小的心灵被伤害到了，他也不想和林青霄在同一场考试竞赛了。 邹继白搓了搓手，突然开始慌张。啊，我运气一直不太好啊！完了完了完了了！一收签我就倒霉，这次该不会还是这样吧？洛寒换了视觉，发现邹继白身上的气运确实很惨淡，简直称得上是个黑洞。洛寒看在难兄难弟的情分上，悄悄给他加了个好运光环。这次一定会好运的。 去吧，邹继白摩拳擦掌出去，哭哭啼啼回来。洛寒一看到邹继白的表情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抽的是？邹继白哭丧着脸把号码牌展示给洛寒看，假。洛寒一阵无语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明明给邹继白添加了好运光环啊！洛寒也没辙了，只能安慰他。 哎，没事，你可以去甲组提升能力，变成更好的自己。这种场面话已经不能欺骗长大了的邹继白了。洛寒看他一副生无可恋、原地自杀的表情，实在看不过去，低声给他出主意：“我看很多人都想去甲组挑战林青霄，要不你偷偷和他们换啦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